蔚蓝之海的花心，是接近黑色的深蓝，里面闪烁着细碎的银色亮点，像星空。星星分布的越美丽，蓝色的层次也就越多。花瓣上多种层次的蓝，恰好是沃托一天里天空的颜色。夫人。 我为您的损失感到难过。嗯，夫人，这束花是我家里自己培育的，希望您能收下。蔚蓝之海。是啊，夫人好眼力。谢谢。转移到天使城以后，大家的居住面积都拥挤了不少。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留下了一个小花圃，能培养的玫瑰种类太少，配色难免单调，请您别嫌弃。花很美，谢谢您。 夫人，要不是因为兵荒马乱，孩子大可以体外培育，有伊甸园的看护，绝对不会出差错。这真是太遗憾，太让人震惊了。您才刚出院，就要替管委会奔走，人都憔悴了不少，真是让人难过。谢谢，夫人。您说我们什么时候能重回伊甸园？啊。 您知道，现在八大星系像是被海盗打碎的盘子，我们短时间内恢复通讯网不现实，伊甸园也缺少硬件支持。不过管委会现在正在积极想其他办法，我们的试验基地已经有了好几个提案，能否请大家再忍耐一段？这件事我知道，呃，我是说，管委会有没有考虑过局部伊甸园？没有恢复通讯的地方，先不要管他们。 我们用天使城要塞的内网做一个小范围的伊甸园，不行吗？可是，伊甸园最重要的数据库现在也无法恢复啊。没关系，恢复基础功能就可以。您不知道，自从离开伊甸园，我已经遭遇了一辈子的焦虑和抑郁，生活也一团糟。他们，他们还要限制情绪稳定药剂的发售。啊，蔚蓝之海。 没有伊甸园，情绪稳定药物供不应求，现在没有特殊渠道，根本拿不到。 <sighs> 那，稳定药剂用起来要适量。好的，夫人，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太感谢您了。夫人，那夫人您忙，我先走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残次品第四期。我昏迷了多久？这是谁的手？ 在我身上， <laughs> 陆必行，吊床，还搞了个螃蟹枕头，这小子以为自己在海边度假吗？ 挺合身。一分钟，整理衣冠。病毒已经有抗体了吗？是怎么拿到的？你这一辈子有重视的东西吗？有拼尽所有想要守护的东西吗？林。 下巴上，还有一个螃蟹的爪子印，看来从螃蟹的钳子下逃生殊为不易。他的这头乱毛，突然很想摸摸他的头发。你有一天突然对着一只退烧药起了过敏反应，神志不清的从医疗舱里摔出来了，我我我不放心你那个，呃，对你在机甲上趁人之危的事情。 良心发现了。啊？怎么？你在小机甲上不是胆子挺大的吗？从哪说起呢？嗯，就从你装晕开始吧，装得挺像，是不是有扮演尸体的从业经验？陆校长？ <coughs> 一般一般啦。骗走精神网，随便脱隔离服，没轻没重，不知死活。你知道上一个想从我手里拿走精神网的人怎么样了吗？ 这，这是个意外，纯属意外。再说了，明明就是你先想甩开我的，你还主动把战炉的备用权限给……你知道上一个挑我错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知道啊。嗯，据说这个人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基本已经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可怕，太残忍了，令人发指。 <coughs> 不好意思啊。 上次仗着精神网捆你、挖苦你、还念经折磨你的也是我。我的罪行还没陈列完，将军，我还试图攻击你，嗯，差点咬破了你的嘴唇，严重妨碍了你的呼吸，十分的丧心病狂。我向你忏悔，并强烈请求你以牙还牙，我绝不反抗。来吧，双倍的我也能承受。快来报复我！卢比星不好。 我得先走一步了。这套流程还真是熟练，兔崽子！祖兄，贵星系流行天不亮就来探病吗？少他娘的废话！那那边跑了，陆比婷，你给我滚回来！从拆吊床到跳楼逃跑，整套动作花了不到十五秒，就算是放在白银要塞都够达标了。 卢比星，医疗机构，请勿大声喧哗，请注意素质。闭嘴。没关系，类似的跳楼绳，白银九也有，改天让图兰给你找一根。滚你妈蛋！坐吧，跟你聊聊。切， <laughs> 图兰从入伍开始，干的就一直是搅屎棍的活搞破坏还行，维护秩序的事向来没有他。我刚才看他们状态很轻松，所以病毒的事情已经平息了，对吧？ 是你找的帮手， <laughs> 不是我还能是你，林上将，我看你这辈子能为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早点死。谢谢夸奖，可惜陆兄，你就算现在去世，也不能算死得早。滚！一百圈没转完就吐出来的那几个，明天记得穿个骚气点的内裤。女娲计划的事情，他已经跟我说了。啊？ 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可能，很多，包括他小时候被你从尸体里取出来，你为了他隐瞒下女娲计划，还有你为他重塑身体。这次他没有感染变种病毒，原因是什么？这傻儿子，你怎么会对这么一个人掏心掏肺？哎呀，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他没有接触过变种病毒。我最初的想法。 只是想利用女娲计划给他重塑身体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，他也改变了原有的人体基因，产生了很多问题，这是我们当时没想到的。我前后花了十多年才让他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，现在看来，也许彩虹病毒重塑了他的免疫系统是好事。这件事到我为止，严格保密，不许再落到其他人耳朵里。 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就不嫌他烦吗？嫌他烦，能不能痛快点让他滚远一点？没事，他不烦。他们给你吃错药了吧？请注意素质，注意你妈！林建豪，你请来帮忙的是当年自由联盟军的人吧？少跟我东拉西扯。当时据说星际海盗虽然被赶出去了，但经常侵扰联盟，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隐患。第八星系在最边缘处，深受其害。 陆信几次向联盟军委提议彻底清剿域外海盗，都被军委和议会以战争预算短缺为由拒绝了。因此，他提出给第八星系下放军事自治权。他一个联盟上将，自请离开沃托，来到第八星系，因为不想让相信过他的人失望。第八星系的行政总长和他那套人马，大部分还幸存着吧？ 我希望他们还活着。现在联盟崩塌，连海盗都忘了这块充斥着穷鬼和空脑症的地方。你们打算怎么样？你们上一次不想任人宰割的时候，曾经站出来反抗过一次，结果仍然是失望。现在还有胆子再站出来一次吗？告诉他们，我出院了。如果不甘心烂死在泥里，就来找我。找你？ <laughs> 上将，你已经脱离联盟六年了。 你能宣布第八星系独立军事自治吗？你凭什么？我在白银要塞，联盟的军事统辖权就在白银要塞。我来第八星系，第八星系就有军事自治权。谁不同意？我可以闲下来的时候找他聊聊。总长如果没死，你让他好了以后，带着自己的想法来见我。 将军，卫队长，报你们的训练项目。将军，我们在进行常规训练。你听说过在战争年代里进行常规训练的吗？从现在开始，白银九打散成十支纵队，每一支纵队里按人数配比，把自卫队混编进去，功能重新细分。每一次实战都是演习，每一次演习都是实战。你是教官，不是我们。我会重建第八星系的防务。我们不回联盟吗？ 怎么了，夫人？格登老爷子前一阵子听说你流产的事，居然醒了，是吗？几分钟啊？大约二十分钟。我们给他注射了强力镇定剂。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？哎，不是我说，您这回太明显了，干嘛呢？一个小孩子而已，就算生出来，还能对您有什么威胁吗？婴儿。 是个在母体里就和母亲争夺营养、你死我活的小东西，特别是那些不受期待的婴儿，那是理智上你绝对不会喜欢的东西，但在激素作用下，你会自然而然的被他蛊惑，产生自己爱他的错觉， <laughs> 这样他就可以狡猾的争取到照料，等长大再和你秋后算账。啊。 <sighs> 这就是哺乳动物的母子关系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保护夫人上车！是是。放开我！安全已清除，对造成的恐慌与不便深表歉意，感谢大家配合。啊，又一个吸毒的。听说这玩意是个简化版的电源，我都想试试了。说什么呢？这鸦片毒害人，不想活了。 将军，你看，又是这种东西。嗯，这和当年自由军团利用毒巢在八星系内试验过的生物芯片差不多，大致功能没变，但是经过了简单升级。这已经是我们三天以来截下的第四批了。这些人的装备配置都是标准化的，应该是有组织的。我们现在对所有的商道和传统的走私航道都加强了排查。是从哪个方向来的？联盟。将军，我一直就觉得。 自由军团和其他两股海盗势力的画风不太一样，占领沃托的光荣团野心最大，而反乌会最疯狂。你跟他们都交过手，他们有钱有准备，蓄谋已久。重甲的编制和当年联盟的咽喉要塞几乎是同一等级，但是自由军团和他们不一样。确实，生物芯片是域外制造，又在八星系实验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没往联盟那边想。但是仔细琢磨一下。 第八星系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空脑症，又穷得叮当响，哪有闲钱吸毒啊？这应该是专门针对联盟的，尤其是在伊甸园崩溃之后。所以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某些人早就知道伊甸园会崩溃，很早就设计出了这一步？而所谓的自由军团，只是这个人扶植的域外小流氓而已。光荣团想建立帝国，反污会。 他们自己应该有这个科研能力，不用另外找人实验芯片。所以扶植自由军团的人，很可能是联盟内部人员。这个人事先知道一切，和另外两大海盗势力中的某一个一定有联系，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内应。他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另外扶植一伙人呢？为了钱、势力都有可能。鸦片在联盟风行，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暴力。 如果这个人自己话语权不够，议价能力不足，那么选择和大海盗合作等于为人作价。想在乱世夹缝里啊，以最快的速度敛财，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，还有什么比精准贩毒来的更有效率？人家可比我们这些组织边远地区人民种地的有出息多了。嗯，哎，我我错了，我我不说话。还有件事，自由军团为什么要去袭击反乌会的基地？ 他们究竟想得到什么？对了，反污会机甲上的加密文件破解了吗？没有啊，陆老师不在。我们现在的技术工种很匮乏呀，将军。他和总长在一起。对啊，陆老师说要重振第八星系，首先要恢复生产，重建社会秩序。总长得到了你的支持，激动的老泪纵横，身体还没康复呢，就带着自己的老弱病残班底啊，和陆老师一起去了。 独眼鹰和余威廉，他们想利用自由联盟军旧部的关系网，把他们的割据势力整合起来，这样社会秩序就很容易梳理了。嗯，哎，将军，那陆老头嘴上说着分头行动提高效率，其实我看，他就是为了把陆老师从你身边支走。白银三不知道在哪个猴山上给人扯旗，陆老师又不在，这么下去不行啊，将军，要不你稍微克制一点。 我克制什么？我是说脾气，克制脾气。你别误会啊！哎，将军，你说你这个人吧，看着这么严肃正经，思想真的是很……我没说让你克制别的，我的意思是，啊你可以稍微那么友好一点点，先把人搞到手再说。那时候你就会发现，世界充满爱和芬芳。我看你应该被填进粪坑里，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世界充满爱和芬芳。当我没说。 我去审俘虏了，等等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很快，审出线索，立刻向您汇报。谁他娘的问你了？哦，那个陆老师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，一天之内吧。滚！老娘到底长得哪儿丑了？嗯，主意硬不起来。 好了，我把机甲的权限给你们了，你们四个轮流驾驶机甲，没问题。我先来。好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，你们相信我。这次陆老师月底考核，咱们就教这个题目，入门机甲研究，怎么样？很务实吧？你们想，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，都是先开始背救生圈，再拿着漂浮物，一点一点适应吧。刚开始学脚踏车，单车后面也总要有两个辅助轮吧。 那为什么机甲入门就必须这么枯燥、这么复杂呢？就不能有个初级机甲作为缓冲吗？少爷，因为我们没有你那么讲究，还辅助轮。你是不是还需要有人在旁边喂奶啊？哎呀，薄荷，你现在是照着林将军长的吗？你这样会孤独一生的。自卫队那个周六整天追着他跑，我看你啊，还是操心自己吧。我学游泳也没用过那么多装备，一个心狠手辣的爸爸足够了。嗯。 我爸是个空脑症，后来发现我也是空脑症，他才第一次接受空脑症有家族遗传性的现实，意识到他的基因是注定要被时代淘汰的，以后世世代代都是下等人，所以啊，他特别绝望，特别想不开，自杀下不去手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走投无路就只好把我扔河里喽。 那我机甲学得慢，是不是缺一个心狠手辣的教导主任啊？我建议你呀，去找图兰卫队长。天地良心，都贱，就你这技术会被图兰队长罚死的。孩子们，尽量稳当一点啊！机舱里的重力场已经哆嗦半个小时了，大伯我年纪大，受不了这个。放心。 不然，卫队长现在不敢罚你们，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呢。就是，斗鸡，快下来跟我交接，我要研究一下怎么往机甲上装一个体感传感器。联盟规定，机甲驾驶员需要年满十八周岁，我看呢，应该年满二十八。 终于完工了，啊，这是第八星系星空的微缩模型，石头我是从沿途各个行星上捡的，带着各自特有的元素，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色泽和光彩。怎么样，总长，好看吗？艺术品能进八星系博物馆。改天啊，等新的星系博物馆建好，我再做个新的捐给你。这个已经有主了。什么时候第八星系真能像你这模型一样就好了？啊。 会的，哎，我已经二百四十岁了，蹉跎半生，已经老了。当年宣誓就职的时候，也就是心怀梦想，想为这个星系做点什么的。可第八星系这个四通八达的下水道，一百多年都没整顿过来啊！何况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，社会的有序和有效。 政府和法律的公信力，归根到底，就是要让民众相信我们，对不对？对。人类主宰太空，是因为社会。没有社会，一个形单影只的当代人，连一片小森林都主宰不了。而社会就像个大游戏盘，能存续下去，是因为不同角色的玩家。 都认同规则，就算有人作弊也不要紧，因为作弊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对规则的认同。呃，陆老师，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顶多能教教未成年人拆卸机甲，您可千万别跟他们这么叫啊！ <laughs> 不不，你当得起， <laughs> 自卫队都是这么叫的。陆老师，我听说自卫队这些人。 以前只不过是一帮星际走私犯，可是你去了，把他们变得像正规军一样训练有素，过奖过奖，甚至打败了凯莱亲王。我知道，您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总长，我这回跟您出来就是个代表我爸的吉祥物。我这人工科还不错，如果有足够的资源，我可以帮忙规划军工厂，也可以构架巴西系内通讯网。骆老师，如果你愿意。 第八星系总长的位置，我愿意让给您。总长，我以前只是个办学校的，还把老师都吓跑了。这这……那将来第八星系的第一公立学校是你的，财务补贴与政府优惠，全都按照沃托乌兰学院的规格，怎么样？总长，如果一个人巧舌如簧，他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把他身边的三五个人骗着跟着他跑，这事儿我擅长。 如果一个人擅长传销洗脑，他可以发展出一个几千乃至上万人的组织，每天把他的屁话奉为圭臬。我觉得反污会那个霍普有这本事，但是如果想管理一座城池，有时候就需要一点运气了。自卫队的形成并不是我一手规划的，我没有这个本事，那是有许多偶然的外力介入的结果。至于重建一个星系的社会秩序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哎。 但是，无论您需要我做什么，我一定尽力而为，赴汤蹈火。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我其实啊，把职位都给你想好了，你来当第八星系战士统筹顾问特别管理委员会的主席。这什么头衔？未免也太长了点儿。你有一票否决权。以后啊，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互相商量。我们到启明星了。 夫人，格登老爷子那边您打算怎么处理？差不多就安排他痴呆吧，省得每天还得假装去看他。好的。鸦片在联盟禁令后怎么样了？根本无法遏制，没有伊甸园的日子太苦了。联盟一直在想办法屏蔽植入芯片对电子设备的入侵，所以植入的芯片每个月都要更换。也因为禁令，我们趁机又涨了价。这个月在七大星系的销售额不降反升。 第八星系呢？第八星系都是穷鬼和空脑症，所以就可以随意失控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已经按您的吩咐开始试点了，但……那……呃，夫人，这……去看你女儿的时候，拿给她玩吧。我很喜欢她，将来会是个小美人，和这花很配。好，好的。 谢谢夫人。蔚蓝之海， <laughs> 真是个好名字。人造的天使城小而精致，面积不够广阔，日出和日落都不会出现在地平线，于是。 地平线成了天使城最勾人伤心的一个意象，蔚蓝之海里寄托着难以排遣的忧郁，像那些描写国破家亡的古诗词一样，迷失又高雅。时间的潮与恨。 活着与死的灵魂，让谁沉入沼泽，又让谁陷入深渊？穿过时空流年，飞越宇宙瞬间，心海波光璀璨，照亮凡尘的悲欢，命运轮回的极限。 爱恨的变迁，自由的梦成灰烬也不会被掩埋。风在笑，雨在摇，雪在升起，在飘，涅槃重生，依然不最 起走过的照片和画面。